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拯救美强惨男二》，作者九月流火，第五十二集。洛涵真的是越想越悲伤，尤其是外面的价格节节飙高，洛涵捂住眼睛，简直不能够承担这样的重量。林青霄无奈。 破天荒的主动伸手拍了拍洛寒的脑袋，好了，没事了。你不喜欢听，我们就走吧。洛涵确实不想再听下去了，他悲痛的放下手，一双眼睛瞪得圆溜溜的。你为什么不提醒我那个很贵？我以为你不在乎。我在乎。洛涵心痛的简直无法呼吸呀。我怎么可能不在乎？ 如果能过有钱的生活，谁愿意安贫乐道呢？洛寒肉确实痛啊，但是事情已经发生，再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他把话说出来后，感觉内心平静了些，打算站起来走了。起身后却发现林清霄没动，洛寒惊讶：“你怎么了？”再等等。林清霄看着还是一派平静。 此时，外面叫价暂缓，已经稳定在六十万中品灵石。毫无预兆的，林青霄忽然按响排名铃，说：“八十万中品灵石。”包厢自带变声阵法，外扩出去的声音并非林青霄的声线，但是那种平静冷清的节奏，还是瞬间把洛寒震慑到了。洛寒惊讶至极，等外扩阵法结束后，他赶紧坐回林青霄身边。 压低了声音问：“你做什么？”既然你在意，那买回来就好了。你疯了！洛涵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么多零食只为了三滴灵液，根本不值得。无妨。林清霄神情还是淡淡的。这时候外面有人竞价，林清霄静静等着。在所有人以为他放弃了的时候，再次按铃儿。 一百万中品灵石，外面的人显然被林青霄吓到了，他们不由看向传出声音的包厢，三楼九号。这个包厢一直没说话，前半截根本无人注意到他们，谁知道快结束时，突然跳出来这么大一匹黑马。林青霄一上来就把价格拉到一百万中品灵石，这个价位无疑吓退了很多人。 刚才还在竞价的两三个声音都迟疑了，唯有一个人继续跟价，一百零一万中品灵石。刚才看别人竞拍不觉得，此刻放在自己身上，洛寒简直紧张的无法呼吸。林清霄再次按铃说：“一百五十万。”洛寒完全屏住呼吸呀，拍卖师敲锤第一次，敲锤第二次。 最后，拍卖师用完全破音的嗓子喊道：“一百五十万中品灵石，三次买定离手！恭喜三楼九号包厢的贵客得到最后一件拍卖品——菩提灵叶，这是前所未有的奇迹，刷新今年来最高单笔成交记录！而且九号包厢的客人只叫价三次就结束了漫长的咬价。”外面拍卖师激昂的声音还在继续。 洛寒此刻才觉得后怕，你怎么直接喊这么高？他才出一百零一万，你给一百五十万中品零食，花了好多冤枉钱啊！林清霄对此却摇头，没有，他的预期大概在一百三十万，如果我出一百四十万，他狠狠心也会跟。一百五十万是正好能让他犹豫的数额。洛寒诧异。 你怎么知道对方的预算是一百三十万？从他的语气、喊价的频率和梯度猜出来的。林青霄说着，把洛寒的木梨拿过来，放到他头上，说：“来人了，穿好斗篷。”洛寒赶紧把自己捂住。他这里整理好后，林青霄才打开阵法。拍卖会的主办人带着菩提灵液进门，他看到林青霄，明显一怔，随后笑道。 原来是二公子啊！我就说是哪位人物算的如此精准，是二公子那就难怪了。林青霄淡淡点头，这么大宗的交易他不露面不行。天照城毕竟是林家的地盘，就算有人见财起意，也得掂量掂量能不能活着出去。林青霄和主办方相互核对后，主办方笑着把菩提灵液递给林青霄，嘴里还说着客套话。 <laughs> 二公子是稀客，二公子买灵液是为了冲击进阶？不是。林清霄从不讲场面话，他嗓音冷淡，配上他不紧不慢的语气，再惊人的话都仿佛只是陈述事实。我进阶不需要冲击。主办人脸色一僵：“呃，那公子你花这么多钱买它干啥？” 一个小朋友心情不太好，买来让他高兴而已。林青霄确定灵业无误，不是林崇玉那样的假货，才收入袖中。这时，侍者拿着林青霄的令牌回来了。主办人毕竟是久经商场的老油条，此刻依然端着笑脸，热情亲近地把林青霄的令牌送上。啊，原来如此，二公子实乃性情中人，往后若有机会，还请二公子。 多照顾寒舍生意呀！林青霄微微颔首，九楼。主办人又寒暄了几句后，知道林青霄不喜欢人多，很快带着人离开。等包厢的门重新关上，林青霄把瓷瓶放到洛寒手边。那个小朋友，竟然真的是我！洛寒知道林青霄的意思是一个小的朋友，但是洛寒听着实在怪怪的。 朋友就朋友，为什么加一些奇奇怪怪的形容？洛涵看着装灵液的瓷瓶儿，还是没有伸手。你以后修炼也用得着，还是你留着吧。不必。林清霄说：“比起当初你救我时用的灵药，实在差远了。”那不就是一个交易吗？洛涵脱口而出。说完后，感受到林清霄的目光，他无奈地摊了下手。 诗是你说的，我救你，换你守护我一千年，这一项已经抵平了，那就当我送你的吧。林青霄站起身，把他木梨沿上的沙钵正说：“走吧。”那个价值一百五十万中品灵石的瓷瓶被林青霄扔在桌子上，一副洛寒不要那就丢在这里的架势。洛寒无奈，只能拿起。他紧紧跟着林青霄出门。 此刻，外面的人已经走的差不多了。他们进入暗廊，很快传送到外面。这个出口离拍卖会的场所很远，而且不远处就是热闹的街道。闹中取静，竟意外的安全。洛寒松了口气，赶紧把斗篷撤下，彻底换取在拍卖会的装扮。洛寒摘下黑斗篷后，才发现自己的裙子竟然在夜色中微微发光。 那种光芒很淡，有点像静夜雪地反射出来的光辉。群居还在不断的飘碎雪花，寒光清浅，盈盈生辉。此刻他们身处一个暗巷，不远处是人声鼎沸的大街。洛寒和林清霄面对面站着，裙子上还在飘雪花。他略微有一点尴尬。我也没想到他居然这样浮夸。 怎么会？林青霄这次轻轻笑了笑，说：“挺好看。”好看的人说什么都对。洛寒怔怔点头，完全无意识的跟着林青霄走。他们拐出小巷，眼前豁然开朗，街道两边挂着璀璨的灯，行人往来如织，不时有叫卖声响起，热闹又充满烟火气，和刚才的拍卖会仿佛两个世界。 洛寒惊讶的顺着长街望去，哇，原来天照城的夜晚竟然是这样子的吗？点点灯火汇聚，宛如银河，每一颗星辰都是一盏移动的灯。林清霄其实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往日他来天照城办事必然白天来，即到即走，从来没有尝试过留到晚上。他们两人站在路口。 实在瞩目的过分，林青霄这么冷情的人都被来来往往的视线看得不自在。他偏头和洛寒商量：“我们往前走一走吧。”停在这里看的人实在太多。洛寒点头，他和林青霄并肩往前走，混入人群中后，虽然林青霄依然好看的和整条街都拉出臂但好歹没有刚才那样严重了。洛寒怀疑。 林清霄再在路口多站几分钟，恐怕能把来回的路堵了。在凉爽的夜景中散步，大概是最能让人放松的事情了。洛寒心情渐渐平静，他受身边的环境感染，也忍不住买了一盏灯。为了应景，这盏灯也是冰雪系的，晶莹剔透的冰雕成月亮，里面一只白色的兔子正在缓慢捣药。洛寒提着它。 实在忍不住给自己证明，太幼稚了。我其实喜欢成熟的风格。林青霄忍俊不禁，我知道。他说完，顿了一下，补充道：“很好看。”洛寒挑眉，回过头笑着问：“真好看？那我呢？”林青霄轻笑，点头说：“你也好看。” 其实本来说的就是他，这一身实在很符合他，步步生辉，雪落无声。洛寒没想到林清霄竟然这样给面子，他顿了下，随后才觉得不好意思。两人并肩走在街道上，前方灯火辉煌，身后万家团聚，有孔明灯从城中升起，仿佛牵了一条绳，要把整条街的灯火都拉到天上。 洛寒顺着孔明灯抬头，他伸手指向夜幕中隐隐可见的轮廓，看中山。林青霄也陪着他停下来看。洛寒静静看了一会儿，低声说：“原来夜晚的中山这么好看。”林青霄没有说话，但是亦有同感。这是他第一次觉得中山好看，可能是夜色模糊，可能是心境平和。 也可能是身边有人。各位小耳朵，本集已播讲完毕，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下集更精彩。